嗯，网游里对决的话，我建议我们不要使用职业角色。眼看崔丽已是一副主意已定的模样，肖时钦也就不多做反对了，只是略略提出一点小意见。麻烦有什么可怕的？结果崔丽还没说话呢，队长孙翔却已经不悦肖时钦的这个建议了。他为了一叶知秋这个角色来到家世。 当然希望，无论做什么都顶着这个角色。先前跟着刘浩参与过网游里的事，那都是背着俱乐部的，自然不敢开着战队角色去。而现在难得是俱乐部方面的意思，那让孙翔还开个马甲号，这家伙可就十分不情愿了。嘴里发现今天这孙翔特别有精神，特别有斗志，顿时也不想打击他的士气。 最后也就有一句：“这个问题不大，银装不要带就好了。”给含糊带过去了。孙翔其实恨不得是穿着全套银装冲进网游的，但话说到这儿了，却也不得不遵从。随后，家世这边也凑起了一对十人，联系陈业辉那边更换了装备，随即就去刷爆了一个十人团本。好可惜啊！ 如果可以带着全套装备来的话，保证刷出一个让他们只有仰望份的记录。成绩已经出来，孙翔却还在喋喋不休的埋怨对当前角色的不顺手。家王朝工会比起星星虽然要庞大许多，但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也积累不了多少成装，更别论成套了。所以对于他们这些职业角色而言，退掉银装换七十五级成装。 由于换不了全套，实力反倒是削弱了，因此才有孙翔如此的抱怨。从副本出来的十人，由陈叶辉亲自率领着，嘉王朝的精英团簇拥着，跟着就朝着下一个十人团本去了。嘉世出手了，记录被爆，星星这边众人当然也有看到。陈果一边说着，一边望向叶修。 点开的记录列表中，一叶知秋的名字赫然在列。这让叶修看到，会不会会有些恍惚呢？陈果不由得想着。看来我们不能这么闲了，叶修说着，去副本。一天的食人团本记录，星星他们恰好也没有开始刷。吴辰，让你们那边工会的人留意一下家事方面的动向。 叶修一边和武臣招呼了一声，一边自己在星星工会里发出了消息，同时又找义斩、找岳云、找昭华等自己的合作伙伴帮忙留意。人多力量大，不大一会儿就有消息反馈，有看到家王朝一伙人正浩浩荡荡地往烈平群山去了。烈平群山，都速度，赶紧集合！叶修招呼众人。 已经能辨明对方是往烈平群山去，这说明嘉王朝的人至少已经做完了主城之间的传送，都已经到达那片地图了。星星众人一边朝这边赶来，一边集合，完了直奔烈平群山的食人副本印山贼寨。副本的入口从来都不止一个，嘉王朝的诸位从哪儿进？叶修他们也不清楚。 只是知道现在必须抓紧时间打副本了，都精神点这次不许任何划水。美光，召唤兽放五只，竹烟侠的攻击再大胆一点。叶修进本后一边招呼着，他的君莫笑早已经冲上，武臣的小枪和陈果的竹烟侠更是默契的一起开炮，将左右哨塔上的印山贼轰了下来。陈果又开始紧张了。 因为他清楚，这次才是真正的刷记录之旅。之前的每个副本两次，大多前紧后松，开始打得快，估计破记录足够后，就不是那么太严谨了。但这一次，为追求最高的成绩，当真是容不得任何失误了。就是这种背景下，叶修还让他打得更大胆一些，护住气了。陈果心思是多一些。 但绝不是什么怕前怕后的主，他可不想成为最终的负累。此时的他让竹烟霞紧紧追随着武臣的小枪，两人几乎重叠站位。小枪做什么，他就让他的竹烟霞跟着做什么。虽然都会慢上半拍，但是陈果觉得这样应该就不会出错了。结果没打一会儿，武臣察觉，哭笑不得：“ <laughs> 你别复制我呀！” 我现在的打法和你的枪炮师不会一样的。陈果一怔，再一想刚才打法，一看小枪手中的武器，猛然反应过来。小枪手中的武器手炮赤焰男爵，由于各种火属性伤害的强化属性，武臣小枪的技能树做出了重大更改。带有火属性伤害的技能，当然成了他技能树上的主流。这种加点并不另类。 枪炮师的玩法本就是这种专门强化火属性伤害，而后多多选用带相应伤害的技能加点的技能配法，被称为火炮。武臣作为一个枪炮师的职业选手，自然对本职业的每种打法都有研究，玩起火炮来也没什么生疏感。但陈国的竹烟霞就不一样了，竹烟霞是枪炮师的另一流派。 称之为重炮，技能的搭配和火炮出入很大。他现在跟着小枪照猫画虎，人那边像火焰喷射之类的都是主力输出技能，在竹烟霞这边却只是勉强一学，当做一个牵制技能使用的。还好问题被发现的早，陈果连忙纠正，不再去模仿武臣的小枪，靠自己站了起来。加油！ 这时，叶修冷不丁的凑过来，朝他丢了一句。陈果一怔之后，心头突然一暖。他虽然是所有人中技术最差的，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忽视过，他是这一团队的一员来着。精神一振的效果，技术没一下子就飞升成职业级，但至少发挥出色，不胆怯，不犯错。队伍火速推进。 这团本的门道，星星他们更是摸得很清楚。第一 BOSS 先锋季狼倒下时放出的那个信号弹是可以阻止的，而这在刷着副本记录的时候，将成为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。如果嘉世那边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的话，他们必败无疑。注意了，注意了，都注意了啊！要倒了，所有人全力阻止啊！叶修叫道：“知道，还用你废话呀？” 魏琛说：“最后一击，季狼生命走到尽头，拔出腰间手枪就要射。几乎就在这一瞬间，所有人的攻击，包括小手冰凉的木石，都齐齐轰向了季狼拔枪的那只手。各种攻击命中的声效中，季狼那手已经不受控制的一张手枪飞出，滚落在地。季狼也已经没有气力再去把枪拾回。” 眼神中充满不甘和绝望，望着手枪飞出的方向，倒下。刷记录的队伍哪里会去理会他这破情节？一队十人在他枪飞出去后，就是早冲出去了。星星的诸位早就知道，枪一飞，这 BOSS 就算结束了。现在是刷记录呢，可没时间看着季狼的痛苦挣扎。碾压小怪，随后二号 BOSS。 打法照旧，再然后，军师冷鹰尖叫着：“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时已被星星诸人团团围住，跟着一拥而上。这个 boss 根本就没有什么难度可言。相关的情节没有被触发以后，随后的一段路途全无小怪，四号 boss 人熊也成了可打可不打的一个 boss。 对于正常刷本来说，追求的不是速度，而是每个 BOSS 出好东西。可打可不打的 BOSS 当然也是一定要打的。但对于追求速度通关的记录队来说，这样的 BOSS 当然完全不会去理会。星星战队飞快朝着最终 BOSS 的方向冲了去。与此同时，同样是印山贼寨里，一叶知秋手无战矛。 在孙翔的操作下，也是所向披靡。冷鹰安排的那点伏兵，被他一个人就冲得七零八落的。跟我上，速度啊！刷个让那帮家伙仰视的记录出来！这家伙亢奋地招呼着队友，明显打得特别兴奋。从目前的时间来看，这次印山贼寨冲得比上个团本要更加顺畅。这不，孙翔正在大声鼓舞着众人吗？ 队伍飞快推进，相比开荒时的星星确实要强出去不知道多少。单就这一路破伏兵的同时，还能捉到冷鹰扁一扁，就是最初副本时陷入这情节的星星战队没有做到过的事儿。不过很遗憾的是，现在的星星战队已经不会再遇到这种情节了。而家事方面，这些选手可没像叶修他们那样天天把副本当操场来练习。 对于一号 boss，他们虽然也有阻止最后那一信号弹的意识，但是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。攻击掏枪的手，并不是只是攻击就行，而是要在那一时刻给予足够的伤害输出，才能将那手枪打飞。而这伤害要求的还相当高。星欣他们也是在全面换上七十五级装备，又在这个地方会有意留出高伤害的大招。 这才能做到这一点的。加时战队追着半条命的冷鹰进了那院落，而后又是面对四号 BOSS 人熊，杀的依然轻松，远不像当时星星他们屋里屋外的那么紧张。很好，继续前进！料理了这两个 BOSS 后，孙翔一声呐喊，一叶知秋已经冲出院落，冲向最终处，沿途剿灭了两波小怪。 突然就见系统跳出一公告：“印山贼寨团本再由星星工会刷出新纪录。”哼，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吗？孙翔正笑着，但是一转眼看到公告中星星工会的成绩时，突然一怔：三十分二十一秒四七。开什么玩笑？怎么会这样？孙翔彻底呆住。 以至于堂堂的斗神一叶之秋，竟然被一个小怪轰飞。星心刷出的最新记录，赫然比他们现在还没见着最终 BOSS 用时都要短。